严歇！你又用我的口令上内网，这是违反纪律的，你知不知道？嗯，你小子大概永远也不想提正了。看看你那着装、表、鞋、头发，你是来上班的还是来走秀的？稽查队通报批评过多少次了？长点记性成不成？裴局，都给我退出来，趁着没人发现，赶紧的。江婷是怎么死的？什么？ 晋江文学城、怀上原著、猫耳 FM、声音气球联合出品，现代都市悬疑广播剧《破云》第四集。公州禁毒总队第二支队长江婷三年前殉职。 他到底是怎么死的？切，这都几年了，还放不下那点破事儿？是，公州当年是差点把你的功劳给顶了，那最后还是给你了吗？你还江婷真的死了？哟，你还没完了？这跟你现在调查的五零二冻尸案有任何关系吗？有，有个屁！你没事就拿我的口令在内网上乱逛。 卖药给死者的嫌疑人胡伟胜，公州人，几年前因为给女生下药而被判强奸未遂。我怀疑这个案子另有隐情，他下的应该不是迷奸药，而是跟这次案子有关的上瘾性致幻剂，类似药物案件。对，而那个案子，当年的主办人是江平。三年前，江平总指挥的缉毒案现场发生爆炸，十多名缉毒警殉职。 江婷本人也尸骨无存，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次缉毒行动，最后追缴的各类毒品加起来有八十多公斤，这么大。他们后来都说，那是十几位缉毒警的买命钱。什么意思？当年那个案子交易额太大，毒贩采用了人钱货三样分离的交易方式。 警方根据卧底给的情报排摸确定，在郊区的塑料厂藏着买家卖家，而生态园里又非法武装守着大批毒品。按原计划，江婷要带队突入生态园，另一队人则在塑料厂实施抓捕。然而行动前，江婷却突然把本应该去生态园的精锐队伍秘密抽调到了塑料厂，而且在明显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仓促突入。 之后，厂区就发生了连环大爆炸。事后调查，毒贩和买家早就跑了，炸弹则是事先装好的。江婷毫无理由的临阵变卦，等于一手把战友送进了地狱。为什么毒贩跑了？难道行动消息有泄露？事后很多人怀疑这一点。 甚至有人认为江亭是叛徒，但江亭已经死了，这个怀疑未能证实。怎么，你怀疑他没死？ <coughs> 哦，这倒没有。那你刚才为什么问我他真的死了没有？我就是好奇，他没被追收烈士，就算是指挥错误，也算是因公牺牲，没到连个烈士名号都不给的地步吧。 因为那个卧底，好，那个卧底代号铆钉，在贩毒集团内部渗透很深，是公州缉毒系统内非常有价值的情报来源。塑料厂爆炸发生后，铆钉的身份很可能已经暴露，专家组紧急成立了营救小组，但还是没来得及。毒贩杀了铆钉，焚尸灭迹。铆钉死后。 专家组在他的电脑里发现了一份交易部署图，将信息传达得非常清楚。而作为总指挥的江婷，不可能没有看到这封邮件。那么，他突然抽调人手的动作就很可疑了。他很有可能是故意的。是的，更有可能，那个将警方行动消息透露出去的叛徒，就是他。 当年跟公州合办那个案子，结案的时候，有人让我主动把功劳让给一个关系户，当时年轻气盛，直接拒绝了，结果被各路人马轮番教训了半个月，只觉得整个世界都对不起我，恨不得抄砖头把市局砸了。直到庆功会前两天，公州那边突然又传来消息，说总指挥最后还是把功劳算给我了，还给我评下了个人二等功。 那个总指挥，也是江婷。人都是有多面性的，你对他心怀感激固然不错，但事情还是要一分为二的看。不，不是感激，没有感激。我就是有点想不通江婷这个人。人已经死了，再琢磨也没什么用了。今天我们聊的，切记别往外说，毕竟是悬案，非常敏感。 传出去了，对你没什么好处。嗯，呃，明白。哎，马强，严父，我们抓了胡伟胜的孙子了，马上就进市局。知道了，你们先忙吧。任何涉毒的案子，都不是小案子，务必要查清以后一网打尽。如果能查出胡伟胜那个强奸未遂案的内幕，也一定不要放弃机会，明白了吗？好。 我明白。进来，严哥，嫌疑人逮回来了，咱们一起审讯室走一趟。哎，你跟高盼清叫上禁毒的副支队长秦川，去把胡伟生审了。我出去一趟，别跟任何人说。您这是去？有事随时电话联系。 复检报告出来了，幸亏以前身子底子不错，恢复的还可以。啊，陆先生，你出院以后有头晕、腰痛或四肢疼痛的情况吗？嗯，走长了偶尔会抽筋。哦，正常的。要继续按计划做复原训练，不能操之过急。好，其他的就没什么了，药记得按时吃，一个月后再来复检。好的。 对了，医生，嗯，我出院这些天，有人来看过我吗？啊，还真有，你亲戚出差经过了一趟，想来看看你，恰好你前一天就出院了，他还问你女朋友的联系方式来着。亲戚叫什么名字啊？ <laughs> 四十多岁的一个男的，呃，挺壮实。你待会儿去前台跟护士查一下，应该有名字的。他说是你远房的表哥。 你有印象吗？是不是一米八多，戴一顶棒球帽？啊，对对对，真是你表哥呀！ <laughs> 果然是刚才早餐店里盯着我那个人。那护士把杨梅的号码给他了吗？ <laughs> 那哪能啊？谁知道他是什么人呢？问他要不要留个联系方式什么的，他也没给，掉头就走了。嗯，下次再有人找我，不用搭理，也不用问姓名。那个。 他真的是你表哥，不，是债主。 <laughs> 我先走了，再见。啊。 严队长，您看，您要的患者病历资料都在这里了。谢谢张院长，感谢您配合我们警方的问询工作。哎，应该的，应该的。您看有什么想要了解的，我们一定配合到底。哎，患者剧烈撞击导致头部受伤的原因，为什么能确定是车祸而不是爆炸？嗨，瞧您这话说的，车祸跟爆炸那能一样吗？我们医生是绝对不会认错的。 那烧伤是怎么回事？这个患者吧，当初是被他女朋友转任过来的，那时候呢，离真正意义上的植物人只有一步之遥了。虽然我们收治了他，但他的状况确实非常不好。除了车祸造成的头部重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伤病。相比之下，他的烧伤在转院之前就已经经过了精心的治疗，算恢复的不错了。 其他伤病？挺多的，各种感染、营养不良、左手肘关节错位、右手肌腱神经损伤、大面积擦伤等等，这些都是车祸之前发生的，大概经过半年的护理才慢慢好转。手腕肌腱神经受损，基本都是割伤吧？话是这么说，但陆先生这个伤，看着倒像是人牙齿咬出来的。嗯，被人咬的。 所以，我们当时都猜这病人怕是刚从传销组织逃出来，路上就开快了，否则怎么会撞得那么厉害呢？那你们怎么就没报警呢？哎，照您说的，我们是私人疗养院，走的是高端路线，必须高度保护病人的隐私。 <laughs> 再说啊，当时杨小姐她死活不松口，说她就是不愿意报警，让人知道，所以才转来我们院的。疗养这行业竞争激烈。 我们出于口碑的考虑。杨明跟江陆成江到底是什么关系？就是男女朋友的关系吧。老实说，我们都觉得是真爱了。毕竟杨小姐条件那么好，又是场面上的人。不过后来陆先生醒了之后，看着确实有点怪。怎么个怪法？就是看着倒像是杨小姐凑着她男朋友更多一些。 一口气能帮他摆平两个官司的人，这个大腿不抱紧点儿，那才叫说不过去呢。那个严队长啊，您看您还有其他事儿吗？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呃，您说，您说，那位陆先生刚被送来的时候，你们给他做血检，有查出他吸过毒吗？ 完事儿了吗？我刚忙完了，这就去医院接你。杨梅，我被人跟上了。什么？什么人啊？公主那边的还是？不好说。我在店里吃早饭的时候就发现他了。既然孩子来医院打听过我，不过办事手法很粗糙，不像是那边的人。那现在怎么办？他还跟着你是不是？我立刻去接你。不，你暂时不要暴露，别过来找我。先回店里找几个人来帮忙。 等我把他引到医院外面，待会儿打给你。可是江哥，十一床、十二床，你们养餐到了。护士，护士，有人摔倒了。先生，您怎么样了？受伤了没有？怎么摔哪儿了？没事，你们放开。我真没摔到哪儿吗？要不要去检查一下？不用了，我真没事。 没事就好，散了，散了。李护士，病人的餐车没事吧？幸好餐盒没妈呀！打了？操！喂，情况不好，眼子漏了。被发现了。肯定被发现了。我看见他进电梯了。妈的，老子下楼追他。剁掉他。好。 办事利索点，你就放心准备好尾款吧。 真巧哎，这不是陆先生吗？小哥，哟，打电话呢？小哥啊，那行，你忙吧，小哥，回头见，哎，严队。喂，杨梅，我在医院碰上严警官了，待会儿打给你。陆先生，你干嘛抓着我的袖口不肯放啊？怎么了？啊，呃，严队，你怎么在这儿啊？家里亲戚在这住院，正好今天没事儿，顺道来看看你呢。 啊，我出院几天了，来做个复检。哦，那没什么问题吧？啊，都还行，没问题就行。我也不叨扰你了，省得打扰了你跟女朋友的二人世界。先走了，严队。怎么？杨梅的店恢复营业了，想必是严队发的话吧？ <laughs> 还没机会好好感谢您呢。今天难得遇见，不如我请严队吃个饭吧。 公事公办而已，还用吃什么饭呢？你那女朋友没在外面等你，别让她等急了。哎，今天杨妹不在啊？我说你怎么突然主动起来了？原来她今儿不在呀？ <laughs> 不是。行啊，那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吧。其实我从第一次遇见陆先生你的时候，就想跟你一起吃饭了。啊，是吗？ 竟然还在等，这么执着，那必须是啊！ <laughs> 今天终于得偿所愿，真不容易呢。啊，你是不是觉得我要么办案办出了毛病，要么就是脑子不正常？没有，我怎么会这么想，严副队呢？你相信这世上有一见如故这个说法吗？哦，陆先生，我第一次见到你，就像见到了一直很想见。 却始终缘牵一面的故人，但你总是跟那个杨妹在一起，也不知道是嫌弃我们人民警察呢，还是单纯瞧不上我这个人。所以呢，今天能跟你同在一张桌子上平起平坐的吃饭，真是从前想都没想过的事儿。是吗？不好意思，队里电话，你在这等等哈。 都没辙，您在哪儿呢？市中心远航商厦，追查个几年前的案子。没急事，你待会儿等我打回去。哎呀，我的严哥，你怎么单枪匹马就出去了呀？要这么远吗？不用，我今天出来的事儿谁都不准说，包括魏局和老秦。那你一个人能行吗？没问题，人已经入了。杨梅，我跟严邪在往金燕沙饭店方向去，那儿后门有个叫三毛街的后巷，你带人去打个埋伏。 目标大约一米八五，非常健壮，穿白色短袖 T 恤，戴一顶黑色棒球帽。待会儿我把人引过去，你们把他弄晕了带回 KTV，等我回去处理。好。林警官，怎么不见了？是已经发现不对劲了吗？这么凑巧出现的疗养院，难道是计划好的？ 宁波。喂，强哥。喂，出了点状况，严警官不见了，跟踪我的人可能有点想动手。这样，你还是带两个人，立刻去三毛街那边等。我现在正穿过远航商场正门。明白，我这就叫人去掩护你，给我发个位置共享。来不及了，他追上来了。 你是不是从来不向正确的人求助？真麻烦。郑少。喂，我跟严警官在一块儿，先挂了。怎么着？你睡着哪家的小姑娘？把人老公找来？我。待着别动。 我去会会他。什么人？兄弟哪条道上的？为什么要挡我的路？操！哼！啊！你是哪条道上的？你知道挡的谁的生意吗？好说。 在下正是传说中，光荣的人民警察。妈的！这个价格买他的命，后头加个零，都嫌太便宜了。那我不是？但买你的， <laughs> 又嫌太贵。 我说过你们不会再找到他了什么意思啊不是你说那个 suv 是同伙吗就因为是 suv 啊雷鸣声响彻云霄之上波涛起乘风破浪黑与白交织灰色的网看不清黎明前的窗有一束破云而 就。 晋江文学城，我晋江文学城怀上原著猫耳 FM 独播现代都市悬疑广播剧《破云》第一季第一二三四五六，反正一共十五集。本集 MVP。今天杨妹不在啊？我说你怎么突然主动起来了？原来他今儿不在呀。